嗯，打怎么样啊？叶修的答复暴露他还没有看一展的比赛。本轮赛事这才刚刚结束，看电视转播的话，那都是关注度最高的比赛。本轮一展的赛事不在此列。完胜！楼冠宁四个叹号表达他压抑不住的激动。哟，这么了不起啊！叶修的赞叹是有种的。完胜可不是那么容易出现的。 哪怕是强弱悬殊的两支队伍，影响一场比赛胜负的因素很多，大神选手状态不好，阴沟里翻船也是有时发生的。能打出完胜，并不一定就是队伍的实力有多强横，但是本场比赛选手的状态绝对是热的发烫，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。哈哈哈，真是太爽了！楼冠宁现在也越来越专业了。 一场完胜并不会让他以为自己的队伍已经咸鱼翻身，不过所带来的士气提升还是让他乐在其中的。继续努力，保持这种状态，肯定会让人刮目相看的。叶修说：“说起来，由于翼展在之前的一些宣传推广太过强势，让人们对他们寄予了过高的期待。” 赛季前的预测排名将他们列在了第十，就是最好的例证。结果，一展的真实表现可谓高开低走，一直在出局区上下徘徊的他们，和每一赛季加入联盟的新战队也没什么区别。这轮比赛豪取十分，对于他们这些取分困难、丢分容易的弱队来说，真是一场雪中送炭般的伟大胜利。 拥有这样强势的胜利，才符合人们最初对义斩的那种定位。嗯嗯，一定。哎，还有个事儿，大神。哦，什么事啊？下周就是全明星周末了。我知道。每年的第一周是荣耀的全明星周末，这是一个惯例。这次全明星是微草这边办，好巧，我们和微草一样，正好也在 B 市。嗯。 这个我也知道，大神有没有兴趣来转转啊？哦，叶修不明其意。全明星周末的话，虽然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二十四位全明星选手，但是事实上这是一个属于所有职业选手的周末嘉年华，所以一展的选手们虽然铁定不能入选全明星阵容，但这个全明星周末的活动肯定也会到场的。 哈 <laughs> 哈，大家一起交流交流，热闹热闹嘛。完了有空的话，还可以再来我们驿站这边坐坐，指导一下我们。楼冠宁说：“哦，这样，我来请示一下我们老板吧。你们全队都来，全程接待。好，好，好，谢谢。”叶修没太客气，因为他清楚这种事儿对于楼冠宁来说都是小事一桩，太客气倒显得见外。随即回头。 把这事儿和星星的诸位一说，全明星周末，切，无聊。魏晨首先嗤之以鼻，主要是为了表现他是曾经辉煌过的人物。这种许多人眼巴巴的希望可以参与的活动，他早就已经不稀罕了。莫凡那更不用说，听叶修说到这个的时候，头都没有抬一下。武晨虽然没有入选过全明星。 但毕竟是职业选手，全明星周末也是参加过的，所以对于当观众自然没有太大兴趣。想看的话，电视转播也是一样。乔一帆虽然是小透明，但跟了微草一年，大场面也是见过不少。全明星周末更是参加过新秀挑战赛。如今的他踏实求进步，对于全明星周末这种绚丽热闹，也显得并不热衷。 唐柔呢，去年已经去过，还上过场，对于那个舞台倒是印象深刻，不过也只是印象深刻罢了。以唐柔的性格，对于这种表演重于实战的场合，怎么可能生出太大的兴趣？再有的就是陈果和包子了。陈果标准荣耀粉，指时间的话，自己都会买票去凑热闹，这样的机会怎会拒绝？包子呢？ 是不是明白这是什么一回事大家也不清楚，只是摸着下巴嘟囔着：“全明星周末，听起来好像很带劲儿似的。”这么一来，谁去谁不去就很明显了。不过因为陈果要去，最后就又把唐柔拖了做个伴儿，也甚至还想邀请苏沐橙同往。嘉世的几位全明星虽然还没有完全被玩家粉丝所遗忘。 但毕竟已是出局战队，正常情况下连受邀参加全明星周末的资格都没有，更别提当选全明星了。没有参加全明星周末的资格，这让家世上上下下都觉得丢脸之极。但就算真有邀请让他们去，家世也下不了这个脸，这简直就是在向人强调他们出局队的特殊身份。 和把脸伸出去让人打有什么区别？于是眼不见为净。全明星周末这一周，嘉世干脆来了个全封闭特训。苏沐橙毕竟还是嘉世战队的一员，当然也不方便随意离开了。于是最终，叶修、包子、陈果、唐柔四人组队，踏上了 B 市之旅途。罗辑所在的 T 市，倒是距离 B 市颇近。 表示有机会的话也会过去。另外，安文逸其实也是非常想去的，但是对于在校大学生们来说，一月意味着严酷的期末考试即将来临。安文逸可不是罗辑那样的超级优等生，平日练荣耀牺牲了不少时间，这临考了怎么也得突击一下才能应付过去。在职业生涯还没有真见端倪的时候。 理智冷静的安文逸怎会轻易就放弃掉自己的学业？至于真能走上职业道路的话，他的取舍大概也不需要别人来操心。星星这一帮人，这下一周的日程就算是临时这样排定了。职业圈呢，也在为迎接本赛季的全明星周末做准备了。二十四位全明星的头衔在网络上有。 在网游《荣耀》里也有，投票所需要的就是要有一张荣耀账号卡，每卡限定一票。从每赛季的揭幕战打罢，投票通道就会打开。不过此时就用掉投票的玩家，最大的参考可不会是这场揭幕战，而是刚刚结束不久的上赛季后半段以及季后赛的选手表现。所以这全明星投票的榜单。 总的来说，也可以勉强反映选手这一年来在玩家心目中的状况。于是，在这一年完全结束，迎来新一年第一天的时候，投票通道就会被关闭了。二十四位全明星是谁，不需要官方公布，玩家自己看榜单都完全可以数得出来。不过，通常情况下，官方还是会尽快的为每期的二十四位全明星。 做个宣传视频一类的东西，这一次也没例外。一月一日，新年第一天，二十四位全明星的官方视频就已经悄然上传到了网络，被玩家们争相传看。周泽楷，毫无悬疑的榜单第一。从夏天拿到总冠军后，人们就几乎已经可以预见到这一点。轮回的副队江波涛。 显然也因为拿到总冠军，人气上升了不少，在投票中排到了第五位，力压了许多大神。而在他们两人之间的二三四位，相继是黄少天、王杰希、韩文清三位豪门战队的当家大神，他们已有的名气和声望，几乎保证在退役之前，他们都可以被粉丝送进这全明星的席位。排名第六的。 是目前呼啸战队的核心王牌选手唐昊。唐昊的票数和之前几位相差并不太大，但他不像江波涛一样有总冠军傍身，更不像黄少天、王杰鑫、韩文清一样已经拥有稳定的粉丝群。作为夏天刚刚转会的选手，唐昊在争取到新东家粉丝支持的同时，必须也会损失到一般原战队粉丝的投票。 即便如此，他却凭借这半赛季的优势表现，赢得了越来越多观众的支持，正是跻身顶尖大神的行列。唐昊之后，是联盟中的两位战术大师，蓝雨的余文州和霸图的张新杰。虽然两人在战队中的角色都是举足轻重，不过由于两人都不是那种攻城拔寨的杀手级角色，所以人气。 终归来说是会稍弱一些，情况就像足球世界里前锋总是比后卫更具人气一样。这两人正好是一道分界线，他俩之后的选手票数相比他俩之前的，可就要有一段不小的差距了。能成二十四位全明星的人物，都当得起大神之称，但大神和大神的人气也分高下。 余下的诸位之中，也有许多全明星的常客，但要距离顶尖大神的席位，却还都差着点什么。而这些人当中最具话题的，还要数张家乐。在退役一年重返职业联盟后，这位大神还是受了一些一年空白期的影响，再加上复出加盟霸图战队，也是一个极具争议的决定。 到现在，荣耀各大论坛里还有发帖顶帖鄙视他的，张家乐的人气因此大受影响。哪怕用的依然是赫赫有名的弹药师百花缭乱，人气却也不复当年，从顶尖大神的行列中退了出来。但是，这仅仅是他的人气而已。加盟霸图的正确性，通过实战却在有力地被证明着。 受到一年空白期影响的张家乐遇到了一群经验无比丰富的队友，他的状态在很舒服的比赛环境中在不断找回。如今的张家乐已经让人看不出和退役时的他有什么区别，这让他退役的决定再度被人翻出狂骂。可惜这些丝毫影响不到他，在赞扬和谩骂中，张家乐稳步前行。 夏天进行了一系列重大转变的霸图，稳定高效的，有如一个多年一起打拼的团队。目前，领跑联盟正在为创造荣耀史上最华丽的常规赛战绩而努力着。本次全明星周末，他们已经创造了一个历史：多达四人入选二十四位全明星阵容，这是荣耀史上从来没有有过的。 不过，这四人却也都是全明星的常客了。除了张家乐，其他三人也勾不出什么新鲜话题。大家更关注的还是这次全明星中的一些新面孔。